我儿，你也常去卖血。来，一盘炒猪肝，二两黄酒，那黄酒给我温一温。我这里不让你卖血，那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啊。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我卖了血都没有吃炒菜。所以啊，这一天许三观走在街上时，脸上挂满了笑容。 那笑容使他脸上的皱纹像河水一样波动起来，阳光照在他的脸上，把皱纹里面都照亮了。请听余华的长篇小说《许三观卖血记》，由仲维维演播。徐玉兰站起身，走到了门口，又坐在了门槛上。 徐三观看到他往门槛上一坐，就知道他那一套又要来了。徐玉兰手里挥动着擦眼泪的手绢，响亮的哭诉了起来：“我前世造了什么孽呀？” 今生让何小勇占了便宜，占了便宜不说，还怀了他的种怀了他的种不说，还生下了一乐，生下了一乐不说，一乐还闯了祸。许三观在里面低声的喊：“你他妈的回来！你还要把我做乌龟的事喊叫出去！” 快，回来！徐玉兰没听见，继续哭诉着：“这一乐闯了祸不说，许三观说他不管，许三观不管，何小勇也不管。何小勇不仅不肯出钱，还揪着我的头发打我的脸。何小勇，上天！” 害里何小勇不得好死，这些都不说了。明天方铁匠带人来怎么办呢？我怎么办呢？一乐、二乐、三乐听到母亲的哭诉，就跑出来站在了母亲的面前。一乐说。 妈，你别哭了，你回到屋里去。二乐说：“妈，你别哭了，你为什么哭啊？”三乐说：“妈，你别哭了，何小勇是谁呀？”邻居也走了过来，邻居们说：“玉兰，你别哭了，你呀会伤身体的。” 徐玉兰，你为什么哭啊？你哭什么呢？二乐对邻居们说：“啊，是这样的，我妈哭是因为一乐。”一乐说：“二乐，你给我闭嘴！不，我不闭嘴，是这样的，一乐不是我妈和我爹生的。”二乐，你再说我揍你！哼。 一乐是何小勇和我妈生出来的，这一下一乐给了二乐一个嘴巴，二乐也哇哇的哭了起来。许三观在屋里听到了，心想：“嗯，一乐这杂种竟然敢打我的儿子！”他跑出去，对准一乐的脸就是一巴掌，把一乐扇到了墙边。他指着一乐说：“小杂种，你爹欺负了我。” 你还想欺负我儿子？一乐突然挨了许三观一巴掌，双手摸着脸在那儿傻站着。这时候，许兰伸手指着许三观哭诉道：“我命苦啊，一乐这孩子的命更苦啊！许三观不要这孩子，何小勇也不要。” 一乐这孩子好端端的没了爹，一个爹都没有了。有一个邻居说：“哎，徐兰，你让一乐自己去找何小勇啊？谁见了自己亲生儿子，他不动心呢？那何小勇还没有儿子，只有两个女儿，见了一乐呀，说不定。” 他眼泪都会掉出来的。徐兰一听这话，立刻不哭了。他看着站在墙边咬着嘴唇的一乐说：“一乐，你听到了吗？你快去，你去找何小勇，你就去找他，嗯，叫他一声爹。”一乐贴着墙边摇摇头：“我，我不去。”一乐。 听妈的话，你快去啊！去叫何小勇一声爹，叫了一声，他要是不答应，你就再叫。一乐还是摇摇头，我不去。许三观伸手指着一乐说：“你敢不去？啊？你不去，我揍扁你。”说着。 许三观走到一乐面前，一把把一乐从墙边拉出来，把他往前推了几步。许三观一松开手，一乐马上又回到了墙边。许三观回头一看，一乐又贴着墙站在那儿了。他举起手走上前去，要去揍一乐。他巴掌刚要打下去的时候，突然转念一想，又把手放下了。他说。 哎他妈的！哎，这一乐不是我儿子了啊，那我就不能随便揍他了。许三观说着走开去了。这时候，一乐响亮的说：“我就是不去。何小勇不是我爹，我爹是许三观。”放屁！许三观对邻居们说：“哎，你们看呐，这小杂种。” 还想往我身上栽赃啊！坐在门槛上的许玉兰这时候又哭了起来。我前世造了什么孽呀？许玉兰这时候的哭诉已经没有了吸引力，她把同样的话说了几遍。 他的声音由于用力过久，正在逐渐的失去水分，没有了清脆的弹性，变得沙哑和干涸。他的手臂在挥动手绢时开始迟钝了，他喘气的声音是越来越重了。他的邻居四散而去，像是戏院已经散场。她的丈夫也走开了。许三观对徐玉兰的哭诉。 早就习以为常，因此他走开的时候，仿佛许玉兰不是在哭，而是坐在门口织着线衣。然后，二乐和三乐也走开了。这两个孩子倒不是对母亲越来越疲惫的哭诉失去了兴趣，而是看到别人都走开了，他们的父亲也走开了，所以他们也就走开了。 只有伊乐还站在那儿，他一直贴着墙站着，两只手放在身后，抓住墙上的石灰。所有的人都走开以后，伊乐来到了许玉兰的身边。这时候，许玉兰的身体倚靠在门框上，手绢不再挥动，她的手撑住自己的下巴。 他看到伊乐走到了面前，已经止住的眼泪又流了出来。这时候，伊乐对他说道：“妈，你别哭了，我就去找何小勇，叫他爹。”伊乐独自一个人来到何小勇的屋门前，他看到两个年纪比他小的女孩在跳橡皮筋儿。 他们张开双手，蹦蹦跳跳，头上的小辫子也在蹦蹦跳跳。伊乐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是何小勇的女儿，那你们就是我的妹妹。”两个女孩不再跳跃了，一个坐在了门槛上，另一个坐在姐姐的身上，两个女孩重叠在了一起。他们看着伊乐。 一乐看到何小勇和他很瘦的妻子从屋里走了出来，他就叫了何小勇一声：“爹。”何小勇的妻子对何小勇说：“哎，你的野种来了，我看你怎么办。”一乐又叫了一声：“爹。”何小勇说：“我不是你爹。” 你快回去吧，啊！以后不要再来了。一乐再叫了一声：“爹。”何小勇的妻子对何小勇说：“你还不把他赶走？”一乐最后叫了一声：“爹。”哎，谁是你爹啊？你滚开！ 一乐伸手擦了擦挂出来的鼻涕，对何小勇说：“嗯，我妈说了，我要是叫你一声爹，你不答应，我妈呢就要我多叫几声。我叫了你四声爹了，你一声都不答应，还要我滚开。嗯，那我就回去了。”这一天，方铁匠。 找到了许三观，要他立刻把钱给医院送过去。方铁匠说：“你再不送钱去，那医院就不给我儿子用药了。”许三观对方铁匠说：“哎呀，我不是一乐的爹，你找错人了。你应该去找何小勇啊！啊，那那你什么时候不做一乐的爹了呢？” 是一乐打上我儿子以前还是以后啊？哎，当然是以前了。哈哈，你想想，我呀，做了九年的乌龟呀，我替何小勇养了九年的儿子，我再替他把你儿子住医院的钱出了啊，那我就是做乌龟王了呀。方铁匠听了许三观的话。 觉着他说的没有错啊，他就去找了何小勇。他对何小勇说：“哎，何小勇，你让许三观做了九年的乌龟，许三观呢又把你儿子养了九年。俗话说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哎，看在这九年的份上吧，你就把我儿子住医院的钱出了。” 凭什么说一乐是我的儿子啊？就凭那儿子长得像我？这世上长得相像的人有的是啊！说完，何小勇从箱底翻出了户口本打开来让方铁匠看。哎，你看看，这上面有没有许一乐这个名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啊？他没有啊！谁家的户口本上有许一乐这个名字？你儿子住医院的钱。 啊，这由谁出？何小勇也不肯出钱，方铁匠最后就来找许玉兰了。他对许玉兰说：“许三观说，一乐不是他的儿子。何小勇也说，一乐不是他的儿子。他们都说不是一乐的爹。嗯，那我只有来找你了。哈哈， <laughs> 好在一乐只有一个妈呀。” 许玉兰听完方铁匠的话，双手捂着脸，呜呜的哭了起来。方铁匠一直站在他的身边，等他哭的差不多了，方铁匠才又说：“那你们再不把钱送来，我就要带人来抄你们的家了啊！把你们家值钱的东西都搬走啊！我方铁匠向来是说到做到的。”隔了两天。 方铁匠又来了，拉了两辆板车，来了七个人。他们从巷子口拐进来以后，差不多把巷子都塞满了。那是中午的时候，徐三官正要出门，他看到方铁匠他们走了过来，就知道今天呐自己的家要被抄了。他回身去对许玉兰说：“嗯。” 徐玉兰呐，准备七个杯子，烧一壶水。那个罐子里，呃，还有没有茶叶呀？啊，来客人了，有七个人呐。徐玉兰心想：是谁来了？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呢？他就走到门口一看，看到是方铁匠他们。徐玉兰的脸一下子就白了。他对许三观说：“他们。” 是来抄家的，哎，那来抄家的也是客人呢。你快去准备茶水吧。方铁匠他们走到了许三观家门前，放下板车，都站在了那儿。方铁匠说：“我也是没有办法，我们都认识二十多年了，平日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呃，我。” <laughs> 我也是没办法，我儿子在医院里等着钱，没有钱医院就不给我儿子用药了。那我，我儿子被你们家一乐砸破脑袋以后，我上你们家来闹过吗？没有。啊，呃，我在医院里啊，等着你们送钱来，都等了两个星期了。许玉兰这时候往门槛上一坐，坐在了中间。 他张开双臂，像是要挡住他们似的，说：“你们别抄我的家，别搬我的东西。这个家就是我的命啊！我辛辛苦苦十年，十年省吃俭用，才有今天这个家。我求你们别进来，别进来搬我的家。” 许三观对许玉兰说：“哈哈，他们人都来了，还拉着板车来，不会听你说了几句话就回去的。起来吧，啊，快去给他们烧一壶水。”许玉兰听许三观的话，站起身来，抹着眼泪走开了，去替他们烧水。许玉兰走后。 许三观对方铁匠他们说：“行了，你们进去搬吧，能搬多少就搬多少啊！就是别把我的东西搬了啊！这一乐闯的祸呀，和我没有一点关系，所以啊，我的东西不能搬啊！”许玉兰在灶间给他们烧上了水，他通过灶间敞开的门看着方铁匠他们走进屋去。 看着他们开始翻箱子、移桌子，有两个人把凳子抱了出去，放到了板车上；有一个人拿着几件许玉兰的衣服走了出去，也放到了板车上。他陪嫁过来的两只箱子放在两辆板车上，还有两块也是陪嫁过来的绸缎，他一直舍不得穿到身上。 现在也被放到了板车上，软软的搁在了那两只箱子上。徐兰看着他们把自己的家一点儿一点儿的搬空了。当他给人们烧开了水，冲了七杯茶，桌子已经没有了。他不知道茶水该往什么地方放了。他看到。 许三观正帮着他们把吃饭和孩子做作业的桌子搬了出去，搬到了板车上。然而，可能因为刚才过于用力，许三观站在那儿是呼呼的喘着粗气，伸手擦着脸上的汗。许一兰的眼泪不停的流着，他对拖着他家中物件的两个人说：“世上还有这种人！” 帮着别人来搬自己家里的东西，看上去还比别人更卖力。 <laughs> 最后，方铁匠和另外两个人搬起了许玉兰和许三观睡觉的床。许三观看到了，急忙说：“哎哎嘿嘿，这床不能搬啊！这床有一半是我的呀。”方铁匠说。 你这个家里，值点钱的就就这张床了。哎，那你们把我们吃饭的桌子搬了啊？那桌子有一半也是我的。你们把桌子搬了，这把床给我留下吧。啊，方铁匠看看已经搬空了的这个家，点了点头说：“就把床给他们留下，要不他们晚上没有地方睡觉了。” 方铁将他们用绳子把板车上的桌子、箱子什么固定好以后，准备走了。有两个人拉起了板车。这时候，方铁匠说：“那我们走了。”许三观向他们笑着点点头。徐玉兰身体靠在门框上，眼泪是刷刷的流了下来。他对他们说：“你们。” 喝一口茶再走吧。方铁匠摇摇头说：“啊，不喝了， <laughs> 都给你们冲好茶了，就放在灶间的地上，你们喝了再走，专门为你们烧的水。”方铁匠看了看许一兰说：“哎，好，那我们。” 就喝了再走。几个人都走到灶间去喝茶，徐玉兰身体坐在了门槛上。他们喝了茶出来的时候，都从他身边抬脚走了出去。看到他们拉起了板车，徐玉兰哭出了声音。他边哭边说：“我不想活了，我也活够了。” 我死了反而轻松了，我死了就不用这儿操心那儿操心了，不用替男人替儿子做饭洗衣服，也不会累不会苦了， <laughs> 死了我就轻松了，比我做姑娘时还要轻松。 方铁匠他们拉起板车要走，听到许玉兰这么一说，方铁匠又放下了板车。他对许玉兰和许三观说：“这辆车你们家里的东西，我方铁匠不会马上卖掉的，暂时在我家放上几天。啊，我给你们三天时间，啊，四天也行。你们呐，只要把钱送来了。” 我方铁匠再把这些送回来，放到原来的地方。许三观对方铁匠说：“其实啊，他也知道，哼，你是没有办法了，他就是一下子想不开呀。”然后许三观蹲下去对许玉兰说：“哎，方铁匠。” 也是没有办法。怎么说？你的儿子也把人家儿子的脑袋给砸破了呀！方铁匠对我们已经很客气了啊！要是换成别人啊，早把我们家给砸了。徐玉兰双手捂着脸，呜呜的哭。徐三官向方铁匠挥了挥手：“哎，你们走吧，啊，走吧。” 许三观看着他和许玉兰十年积累起来的这个家，大部分被放上了那两辆板车，然后摇摇晃晃、互相碰撞着向巷子口而去。当板车在巷子口一拐弯消失后，许三观的眼泪也哗哗的下来了。他弯下腰，坐到了许玉兰的身边，和许玉兰一起坐在门槛上，一起。 呜呜的哭了起来。《许三观卖血记》播送完了，录音、曲播、音效合成：严娟，由佳佳听书馆录制提供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